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八十二集。入夜，洛寒和林青霄换了黑色的衣服，悄悄潜入夜色。仙界的衣服大多是清浅明亮的，黑色灰色少之又少。 这身黑衣是他们为了今日特意准备的。林清霄和洛寒先从周围开始，一件一件屋子找。一处庭院内，一个女子坐在灯前，定定盯着火焰，很明显正在走神儿。云梦涵自从回来后一直恍恍惚惚。他下午时听到了二公子的消息，他辗转反侧，最终还是抵不过内心的冲动。 悄悄跑到仙族落脚的区域去看林清霄。云梦涵本来没打算做什么，以他如今的身份，远远看林清霄一眼，知道他过得很好就够了。他已经没脸面站到林清霄面前了。但是云梦涵没有想到，他会看到那样一幕。他印象中的林清霄一直清冷疏离、高高在上、不近人情。 他一心向道，从不为感情停留。云梦涵也发自内心的觉得，林青霄的一生都会如此，太上忘情，无欲无求，显赫又孤寂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有道侣呢？云梦涵很早就知道自己配不上林青霄，他站在林青霄身边会有强烈的自卑感。他曾沮丧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他看开了。 有些人是高山月，云中雪，一生注定为人仰望。他够不到天上的月亮，其他人也够不到，那么月亮就依然是大家的。虽然这样想不太好，可是云梦寒真的希望林清霄一辈子孤身一人，永远不要被任何人拥有。但是现在，那个人好像出现了。云梦寒愣怔良久，窗格。 突然传来啪嗒一声，面前的烛火剧烈晃动。云梦寒骤然回神，起身看向窗外。阴影中似乎有人影，可是仔细看却空无一物，唯有清风阵阵。云梦寒想，可能是他看错了吧。距离云梦寒的院落不远，另一处庭院里也燃着灯，婢女捧着药碗站在床边，又急又怕。 姑娘，您慢些。仅是从床上坐起来，苏隐月就不得不暂停好几次，等力气攒起来了再继续动作。他靠在床沿上，面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却还要费力问：“ <sighs> 表哥回来了吗？”回姑娘的话，叶公子陪着王爷狩猎，今夜无法回来，恐怕得等到明日狩猎。 素隐月悠悠念道：“狩猎刀剑无眼，他会不会被伤到？”婢女又无语又好笑，劝道：“姑娘，叶公子修为了得，场中还有王爷坐镇，不会有事的。反倒是您，要多多保重身体。”素隐月苦笑：“我这个身体已经彻底坏了，再保重。” 又能有什么用？婢女语塞，诺诺道：“叶公子会想办法的，姑娘您不要说丧气话。”素隐月摇头，她的身体她自己最了解，除非采取极端手段，否则任何药匙都对她无用。想到这里，素隐月问：“那边呢？今日有什么动静？”婢女压低声音，悄声说。 那位今日不知道犯了什么邪，突然不肯喝药了，还发脾气呵斥侍女。以前从未见他如此有骨气过。苏隐月不屑冷嗤道：“切，他也就这点能耐了，唯唯诺诺，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。不着急，往要一点一点收，一次性将猎物打死了，那就没意思了。” 婢女应是，苏隐月正要吩咐婢女给云梦寒使绊子，忽然耳朵一动，骤然回头。谁？苏隐月目光锐利，警惕地扫向窗外。外面安安静静的，唯有树梢在风中轻轻晃动。婢女被苏隐月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姑娘，怎么了？”苏隐月皱眉，目光颇为疑惑，并没有人。 难道是我感觉错了？林清霄和洛寒各个院子挨个看了一遍，途中还经过了云梦寒、素影月的院落，一圈看下来，并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。洛寒奇怪，莫非玄机在雷烈王的院子里？他们进了所有院子，唯独绕过了雷烈王的主院。林清霄不置可否，直觉告诉他不能去主院，他有种奇怪的感觉。 却捉不住到底是什么。洛寒站到墙边，看向不远处的主院。夜色中，雷烈王府主院看起来安安静静的，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。林青霄看着院墙，忽然灵光一闪：“不对。”洛寒回头，疑惑的问：“什么不对？”林青霄终于知道违和的地方是什么了。 今日他从城外进府时，虽然没有将整个王府绕一圈，但对于雷烈王府大致的宽敞是有数的。可是现在，他们从里面搜索王府面积和外面的对不上，围墙围出来的面积和实际面积不一样，这只能说明王府里藏了一块地。林青霄回忆刚才走过的地形和外墙一一对应，他脑中的地图越来越细致。 最后，林青霄说：“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随我来。”洛寒不知道林青霄想到了什么，但是他从不说没把握的话，他这样说就一定有道理。洛寒跟着他走到花园中，最后两人停在一丛荒芜的树林前。洛寒疑惑：“刚刚我们找过这里了。”林青霄不言语，他观察几棵魔树的距离。 忽然伸手打出一道道虚影，洛寒知道这是反向破译阵法，他有些吃惊，这里竟然真的有空间。随着林清霄的动作，眼前的景象慢慢变得模糊，一条曲曲折折的路出现在迷雾中。洛寒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将空间藏在花园里了。 花园里形状本来就不规则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花园面积。外面再由树林围起来，实在是神不知鬼不觉。多亏林清霄空间感好，硬是找到了。果然学阵法的人，空间能力和计算能力都强啊！洛寒服气，跟着林清霄走入小道中。他们沿着路走了一会儿，最后路径消失，面前仅有一汪湖水。 林青霄叹息：“果然不只是阵法，这个湖水里布置了特殊的禁制，只有按照特定的路线行进才能进入入口，要不然就会触发警报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林青霄可以破解。但是现在他们打开了外部通道，指不定什么时候魔族就会发现屏障开了，他没有时间破解密码了。”洛寒看着湖水，忽然说。 这个我擅长稍等。他去开个上帝权限。洛涵打开能量视觉，瞬间颜色形状褪去，一团团能量轨迹出现在他眼前。眼前的湖水不再是湖，而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线路。洛涵就如玩迷宫一样，直接找到湖心深处最大的那团能量，倒着逆推，找出一条通道。 洛寒将路线、高度、维度传入玉简，然后交给林清霄。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两人很快就找到入口。入口掩藏在一个石洞中，石洞最外面挂着厚厚的水草。要不是提前知道，绝对想不到这里竟然有个洞口。他们进入石洞后，湖水立刻消退，唯有潮湿的空气提醒着他们还在地下。 石洞内四通八达，岔路口繁多。他们两人知道答案，径直走向真正的入口。在一条死胡同中，林青霄拿出令牌晃了一下，石洞慢慢打开，露出后面狭窄的通道。洛寒问：“你刚刚拿的是什么？”“伪装令牌。”林青霄说：“魔族法器的发展和仙界比起来，实在差远了。伪装他们的身份，再轻松不过了。” 林青霄大致解释后，两人都不再说话，静悄悄往里面走。这里面深入地下，禁止神识，又潮湿又阴暗，两边没有任何照明，很不好事物。洛寒走的磕磕巴巴，路上突然凹下去一块，洛寒一脚踩空，险些摔倒。他扶着墙壁站好，林青霄看到，从背后伸出手，把手给我。 黑暗中，洛涵看得不真切。他才刚伸出手，就被一只有力的手掌握住。林清霄一手拉着他，另一手握剑，慢慢朝外走去。石道曲曲折折，有些地方还会有突出的岩石。林清霄拉着洛涵小声提醒他哪里有尖锐的地方，哪里脚下不平坦。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石道两边越来越开阔。 穹顶也骤然挑高，罗汉知道，他们已经深入地下了。视线中开始出现巡逻的人，他们两人用了隐身术，悄悄避开一波波魔族，迅疾又无声地往地宫核心赶去。他们绕过最严密的一波排查，转过拐角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：密密麻麻的洞穴如蜂巢一般分布在墙壁上。 光线黑，看不清楚。可是洛寒可以肯定，至少一半的洞穴都关着人。下方洞穴里的仙族是最先被关进来的，他们好些都陷入昏迷，看着状况堪忧。上面的仙族看起来也昏昏沉沉的，多半被下了药。林青笑脸色十分难看，夏重天不断失踪仙族，原来这些人都被掳到这里。 林青霄和洛寒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此刻并没有解除隐身术。他们找到最外面一个洞穴，发现里面已经空了，唯有一副骨骸躺在地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